有人欢喜，有人讲话欢喜，别人录音。嗯，这个前两年在广播寺这个禅堂里边，这个禅堂里啊，这广木寺这个禅堂录音，也就在这个几年开始吧，过去还没有呢。 录音呢？啊，录音的人呢 <clears throat> 也不好，他呢有选择的，啊，他欢喜录哪个就录哪一个，不欢喜就不录。那个不录他的音呢，这个人呢，他心里上就有想法了，啊，他说你们录他不录我？ <clears throat> 他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遗憾，啊， <clears throat> 结果怎么办呢？啊，他自己找一个小和尚，你搞一个什么录音机来啊？我我这儿讲，啊，你就在我录，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？什么意思呢？ 什么心理造成的？啊，都是名利之心。叫名，啊，这个人是哪一个呢？现在不在港门寺了。 这是我们禅堂的那个到台湾去的那个明初后唐师傅，那个前两年他在搞么事，也是冬天打气嘛，啊有些个啊，包括一些个居士们呐，还些录音啊，这不一次听过了，还想听听，他听不到了，所以想办法就录音，哎。 他录别人的音，他不录他的音，他心里想又感觉到不光彩，那个好像是我这讲的不好嘛，怎么都不来录啊？嗯，他想个办法很好的，他找个小和尚，就在我那个高头搞一个房杆里下，他一边讲，这个小和尚给他录，就这么录起来的。 哎，出家人要有惭愧心呐，啊，这个也是一个，哎，缺乏惭愧心的人才有这种行为。我自己惭愧的不得了啊啊！说是在禅堂里向长处上请一个扳手，不得而已。 要讲讲话，啊，规矩吧？难道说自己讲的都对的吗？不一定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凡夫啊，都不是过来人啊，也只好说是这个学得来的，啊，有章可循的。 像港门寺禅宗这一法，作为专门禅宗道场，啊，代代相承，一代接一代，就像那个商店里像卖东西一样，专门店，专门卖的。 我这个开的粮店，呃，专卖卖粮食、卖大米。我这是开的布店，就专卖卖布，啊，不是那个百货商店，什么东西都卖，哎，那个百货商店呢，那就杂货店呐。广门寺这是个专门产宗道场。 不掺杂任何其他的法门的，这是这个专修的道场。我们这个国家，啊，呃，就讲我们这个佛教，佛教也讲几大宗、几大派，啊，有专门念佛的，专门净土道场。 有专门修密的，那是密宗道场；有专门持戒的，那是律宗道场；有专门修观的，那是这个这个啊，修观的道场。啊，专修，为了有所成就，所以就专修。 专修有专修的规矩啊，讲的这个规矩，不是说，啊，我们这个跑香有跑香的规矩，啊，坐香有坐香的规矩，出入往返都有规矩，这是从事项上讲。 从我们这个用功上讲，用功也有规矩的，啊，那个规矩比事项上的规矩还要重要。事项上的规矩犯了这个规矩，啊，顶多是不如法吧，啊，那个关系不大。 新的法门用功这一法，随便哪一个法门，念佛有念佛法门的规矩，啊，密宗有密宗修法的规修密的规矩，你不按照他的这个规矩办事儿，不按照这个规矩去修持，他不得成就啊。 啊，就像走路一样，你离开这个轨道，不但是不能够达到目的地，那还要出轨，出轨。假上那个火车出轨，你看那是，啊，火车要出了轨，那不是事故吗？嗯。 公公也是这样子啊，特别是禅宗这一法，修心的法门啊，而且是专修的，有它的轨道，不能够离开这个轨道，离开这个轨道那就叫犯规矩，犯规矩就要产生。 不好的这个后果，所以说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。那个清规呢，从事项上讲，那个百丈的清规也好几本呢那比现在的规矩还要复杂，还要严格。 那过去的百马祖也好，百丈也好，都是禅宗的祖师啊。这些个事项上的规矩，做什么用呢？这是一个助道因缘，帮助我们在心地上用功，能够如法行持。 那么我们现在在禅堂里讲话，不是祖师啊，祖师是过来人。我们今天到外去开了个会，啊，而且谈到呢，说我们这个佛教缺少人才，啊。 缺少人才，就要想办法造就人才、培养人才。我谈到谈到这，谈到说了，说这人才呀，佛教的人才是什么人才呢？他把这个人才，啊，就是寺庙管理呀，啊，就这些个人才。那么这种人才。 要一般来说呢，那是好培养的。他把这个人才跟祖师呢分开来了，嗯，培养人才就出人才。那这个祖师跟人才不一样。禅宗这一法代代相承，有它的命脉。 这一脉相承的，那是性命交关的，是不能够有毫厘之差。那么我们不说这个传统这些法，过去的祖师，这历代祖师代代相承，心心相印，一代代传下来。那么传到我们现在呀，大家都是凡夫啊。 都不是过来人呐， <clears throat> 那么这一法怎么样子承续下来，就承前启后，不能说没有祖师了，都没有开悟，都不是过来人，那我们这一法就不要了，还是要要的，还非要不行。 那怎么办呢？那必须要有章可循。虽然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开悟，那还有佛眼，还有祖语，那过来人讲的话还在，啊，这是可以给我们做依据的。有依据，我们讲这个话，都不是自己自说自话。 高兴怎么样子？信口开河，那可不行啊！啊，你有什么根据呢？佛言足语啊，这个是完全可以依靠的啊。我们佛教里像还有四依：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啊，一智不一事。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都有根据，啊，绝对不允许随便自己个人想怎么发挥怎么发挥，那就是犯规矩。那高门寺这个禅宗道场，专门禅宗道场。 啊，什么规矩啊？专门禅宗道场有专门的规矩，专什么就专参念佛是谁的，啊，专参念佛是谁？你看看，老和尚过去在是一个一个冬天打气的时候，啊，十个七打下来。 每天老和尚都进堂开示，当然每一年的开示都不得一样的啊。虽然不得一样，那也是因机设教啊。呃，说话说在当时，用在当人，有浅有深，但是他万变不离其宗。 他都不能够离开这个根本，宗啊就是宗旨啊，啊！现在法门的大病，我们一直就有这个感觉，法门法门呐，法门既然是门呐，那个门就是可以通过的法门吗？啊！ 这个法门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没得宗旨，体现在什么地方啊？从我们佛教的各个大小寺院啊，这有道场，不是说都没有宗旨啊，有宗旨的还是有宗旨啊，但是大多数呢？ 就没这宗旨了，啊，没有什么宗旨呢，没有正法的宗旨。有什么宗旨呢？那这就多了，离开正法了，离开了正法就忙事法，忙名啊，忙利呀，哎。 那就是忙忙生死，而不是忙了生死。这就是因为都是失去了宗旨。广明寺一个上有传承啊，那么广明寺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自然自己认为这是一个专门禅宗道场。 那我们有责任呢，把这个禅专门禅宗道场继承下来，啊，我不谈说是怎么有能力，啊，是发扬光大，那最低限度，这个责任应该要负起来的，就继承下来，因为这个因为这个责任呢落在我们现在这这一代人的身上，这个舵 我们要是不掌握，稍微有一点偏差，那将来是什么形象呢？就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呀！大家都不是明眼人，走错了路，他也不晓得这个东走错了，糊里糊涂的啊，急忙引众忙，那就麻烦了。 我们实际上讲专门禅宗道场，禅堂的像这讲话，从长宗的本身就把这个调呢定下来了，啊，就像国家的政策一样，任何人不能够离开这个啊，这个主题词儿，就我们这个参禅呢 呃，就像做文章一样啊，做文章有个题目呢。那现在的语言呢，这个主题词儿，这个词儿，这什么词儿呢？就是念佛是谁。说一千道一万，说来说去，啊，天天说，年年说，每只香都这么说，都不能够离开念佛是谁。 不是说，哎，嗯，我这个残念佛是谁？我在禅堂里我参不下去啊，啊，是不是可以搞个名，搞个别个名堂搞搞呢？不行啊，嗯，他说我过去是念佛的，他说现在残念佛是谁呀？我这个疫情也起不起来，啊，那我还是念佛好吧，加上你要念佛是可以的。 念佛有念佛的地方啊。念佛在禅堂里啊，念佛是不相依的。赵州老人讲啊，“佛”这一字，无不喜闻。这个“佛”这个字，啊我不意思听。嗯，我要听到这个“佛”的这个字，我就洗耳朵，把我耳朵弄脏了。啊。 假使说？要是有人在禅堂里想念一声佛，那赶快洗禅堂，啊，赶快挑水洗禅堂，哎，洗一天洗不干净，洗两天，洗两天洗不干净，洗三天，那还得了吗？所以禅宗这一法，从禅宗本身讲，这叫做向上一桌 啊，出发心的人每每不理解，什么这个向上一桌啊，还那么还有向下一桌吗？他就一天那晚就胡思乱想，啊，向上一桌了，啊，什么叫向上一桌呢？《华严经》有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第一个就参那个德云比丘。 啊，是庙高顶上从来不去商量。第二风头，诸祖廖荣绘画你看看这两句话，就把禅宗的这个大道理就交代的清清楚楚的。啊，庙高顶上。 从来不许商量，那么诸佛菩萨、历代祖师讲那些个话，在什么地方讲的？他不是在妙高顶上讲的，那是在第二风头。所以那个善财童子他那个德云比丘，他跑到那个山上啊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找不到德云比丘。啊，他以为这个德云比丘在那个山顶上。 结果呢，在第二风头找到了啊，第二风头就降一个等级下来了，可见得佛说的三藏十二部教，一切祖师的啊加言遗恨，都是标月指。 唯有禅宗这一法是直指人心、明心见性，这是禅宗，不能够用其他的法门走这条路的。用其他的法门走这条路，那它不是禅宗，啊，这一点。 也值得大家要注意呢。不是说，呃，我这个参禅，嗯，参不下去，啊，那你就念点佛吧。啊，他说我这个参禅参不下去，那你就吃吃咒吧。胡说八道，啊，简直把广门寺这个专门禅宗道场搞得。 叫这个出发心的人呐，是莫衷一是。到底我们在禅堂里还是参禅好呢？还是念佛好呢？还是持咒好啊？还是做什么好呢？啊，出发心的人，他这个意识呢，是很脆弱的，很脆弱的，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决定的主见，容易。 随风转呢，嗯，都好，嗯，都好都好，八万四千法门都好，门门都可以入道，都好。可是到了噶门寺这个专门禅宗道场这里上来呢，那其他的法门都不好，啊。 那从禅宗专门禅宗这一句话来讲，那叫外道，在这条路以外的走的那个道，那就叫外道。啊，这个不是说是外道的外道，就么印度那个九十六种外道，这个引起大家要注意呢，啊。 如果广门寺是一个专门禅宗道场，它必须有人主持这个道场，就是我们走船一样，它必须有人掌这个舵，啊，掌这个舵，那还是要一点能力的。对禅宗这一法，它必须要有一个。 一定的认识，所以过去老和尚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：“世事若无如是解，禅宗哪得到如今呢？”对禅宗这一法没有正确的认识，怎么能够啊承担？ 传承下去这一法，那个不是凭单凭自己的啊一厢情愿了。我禅宗这一法，凭什么本事？哎，承前启后呢？自己没有这个本事，那就要依照常常的规矩循规蹈矩，不能够离开禅宗这一法。 啊，随随便便的引导、出发心的，令出发心的人呢无所适从，不晓得到底怎么办呢？嗯，所以出发心的人呢，这个思想意识对这个传统这一法呢是脆弱的，很脆弱的，啊，他不能够分辨，呃。 什么叫做专门禅宗道场？专门禅宗道场里边是不是可以咋修？ <coughs> 既然讲一个专门禅宗道场，这个就是专卖店，是不能够杂修的。假使说在禅厂里面一旦有了杂修，那这个禅宗还得了吗？啊，那个将来就一败涂地了，那还叫禅宗道场啊？ 关于这一点，不但是今年有，往年也有，啊，因为人嘛，人家这个知见，啊，所以宗门下面讲功夫，讲见地，还要讲佛法的这个知见，对任何法，世间法也好，出世法也好，所以每一个人看到一个东西呢，看到一件事物呢。 他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总把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看法呢，认为是对的，这个就麻烦了。啊，假如说这一件事情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他有他的看法，大家都说是对的，到底是哪个是对的啊？广门寺专门禅宗道场。 啊，今天就强调这一点。高明寺是专门禅宗道场，大家把这句话呢要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下。啊，走这条路，守这条规矩，不能够离开这个专门禅宗道场一步。那么，什么叫做专门禅宗道道道场呢？就是专参念佛是谁。 啊，从起疑行，用功、开悟、了生死、成佛作祖，就是这么一条道路。那么这条道路，过去的祖师是从这条道路走过来的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。 亦步亦趋，啊，祖师在前头走啊，我们跟着跑吧，这总不会错吧？跟着跑嘛，啊，说是虚云老和尚是参念佛是谁开悟的？那肯定是参念佛是谁开悟的嘛？因为虚老是在高门寺开悟的，高门寺作为传统禅宗，专门禅宗，到这一直就是参念佛是谁的，从来没有第二法。 也不参狗子无佛性，上气也不参狗子无佛性，什么万法归一呀，什么西来大意都不用。特别是大陆的禅宗道场，所禅的这个话头，统一全用念佛是谁？你看大陆上哪个禅宗道场说参七参七啥的话头的？ 都三念佛是谁规定下来啊？规定下来以后呢，大家的步调呢就一致啦，就不会乱啦。啊，啊，如果你要是话头多了，那个出发心的人呢，他就起分别心啦。呃，这么多的话头摆在我面前，叫我选，你看看你欢喜哪个话头吗？那么话头还有什么不一样呢？ 嗯，禅宗从上以来说是有一千七百公的，那就不止一千七百公了。啊，每一位祖师开悟以后，可是成道以后，他的接人的方式方法呢，人人不一样。既然人人不一样，又何止一千七百个呢？ 那个一千七百公呢，都是用在当时，用在当人，这一点要注意。啊，不是说过去一个祖师，呃，你要来去亲近他，他就竖一个指头。那假说我们今天在广门寺，我们也学那个左一指禅，啊，你来了，我也不跟你讲什么东西，我就竖一个指头，行不行啊？ 赵州老人，赵州茶。假使到广门寺来，你们来参加大集的，那去吃茶去，行不行啊？不行啊，啊！用在当时，用在当人呐。广 <clears throat> 门寺，这是一个禅宗道场。这个大陆的禅宗道场多呢。你看哪一家不参加，不是谁呀？ 他高兴也参念佛是谁，啊不高兴也只好参念佛是谁，都提倡念佛之水，啊，禅堂这些都讲念佛之水。他绝对不会叫你哎，你这个念佛之水不会参，你就给我念念佛吧，这个念佛之水一兴起不起来，你就给我吃吃咒吧，岂有此理呢？千万不要把自己。 啊，就是自己认为的，啊，自己或是自己修持的这一法，拿着来在单在禅堂里向兜售。嗯，在禅堂这个地方呢，只能够兜售念佛是谁，啊，就是卖卖东西呀、啊，兜生意呀、 哎，念佛是谁？哪个买啊？念佛是谁？哪个要啊？这禅堂里啊，只能够卖这个东西，什么东西也不能拿在念佛禅堂里向来念，呃，来来卖，啊，这就给禅堂呢定了这么一个规矩，用功用心的法门这个规矩，不能够离开这个规矩，离开这个规矩就犯规矩。 是的，传统的打气打了差不多了，嗯，差不多了。我们有的时候呢，啊，想到了，也要跟大家提醒提醒，引起大家注意啊，用功之道啊，啊，我自己也有几句话，啊，经常是警彻自己的。 行丛林建道场，为报佛恩心有怨，啊！树宗旨，提正令，禅风依旧属雨弯，啊！树宗旨啊，宗旨要树啊，就像这个招牌一样。你像我这个开个店，那个招牌。 招牌不要挂在那个地方吗？啊，宗旨竖起来了，啊，宗旨，搞么事？什么宗旨呢？禅宗的宗旨，嗯，提政令，政令是什么？令啊，令就是号令，这个号令正确。 就像我们打仗一样，发号施令，勇往直前。这个令呢，必须是政令啊！修禅宗这一法本身就是政令，号召大家共同修禅宗这一法。别人我们不问，高明寺呢对禅宗这一法，我们有意啊，承上启下。 负担这一个责任，这是禅宗大法了生死的大法，明心见性的大法。说是我们这个心都有病啊，哎，心有病，哎，怎么办呢？要救心啊！有禅宗这一法就是救心的大法，一切法都包括在这一法之中。 这个这个总持法门，啊讲呢，他就换了一句话讲，叫做一直镜像总持无量法门，啊，但修这一法，一切法都纳入这一法之中，啊，这叫做一法通是法法通啊。 至于说用禅宗这一法，特别是这个心地法门呢，有的人呢用的不恰当，也会产生种种的弊病，啊，或者是引起了身体的不舒适，或者是引起了心智上有种种警戒，这个都是正常现象，啊，我们都是学佛的。 学嘛，啊，都要在学嘛，啊，有些事情还不懂，还不会，还不成熟。那个小伙小啊应该学的就多了。为什么这个用起功来，这个心地上会产生种种的弊病，产生种种的境界，自己打不开？这就跟我们小佛的人呢。 呃，这个妄想执着心，啊，这境界不宽阔，这境界不宽，境界狭窄，啊，嗯，产生的境界摆脱不掉，没有这个能力自己摆脱，这是一个麻烦事儿。 啊，看我们这个心病啊，种种病啊，什么病都有。嗯，但是你对于佛法的道理也懂得多了一点儿，遇到这些个情况呢，自己可以想办法摆脱，因为是你自己产产生你自己身上啊。啊，所以说我这个在用功的时候有什么境界？ 这个境界从哪来的呢？我们昨天也谈到的，从五世界以来，这八世当中翻的这业识，还有业障境界。这个业障境界呢，业障现前的时候，那也是障啊，业障业障啊。哎，我说的这么一个例子啊，哎，当然不是说大家都会有这种现象。 <coughs> 我们在宝华山受戒。 能保护人受戒啊！大家要知道，我这个受受佛的这个大戒啊，受了这个戒，受了一个能够受到上品啊，这个清净戒，那就意味着你这个人呢，就能够出出生死了，能够出三界了。 所以在受戒的时候，他有这么一句话呀：“有冤的报冤，有冤有仇的报仇啊！你不报我就跑了，你报不到了，哎。如果有宿业的，到了受戒的时候呢，他也会现钱。我们那个受戒的时候，就有一位，那我们那个戒兄弟啊，现在在不在了？不行这个赵喜，蛮有文化的啊，这个人呢。” 还是蛮有文化的，这个我我现在在不在不晓得了，啊，他要受受比丘戒的时候就发业障了，啊，他怎么能受这个比丘戒啊？这种情况呢，我见过两个，都是我亲身经历的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在杭州圣水寺，那个时候嘛，亲近静修老法师，也有一个同学，当时去交流过的。 结果呢，也是在那儿发这个业障的。什么叫业障啊？冤家债主找到了，哎，你要跑啊，你要小伙成祖成佛做主啊，你还没还我的债呢。那当然，这种情况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啊，但是也不能说都没有啊，他确实是有这个事儿嘛。 种种障碍，种种是这个宿业引缘。所 <clears throat> 以我们这个出家人要想修道，他就有种种障碍啊。这个障碍怎么办？障碍自己造的这不是哪个给你，不是别人的障碍你啊，自己做的业，自己障自己的道，那你就想种种方法呢，哎。 还是用功啊，短坐念十相，重罪如爽落，晦日能消除。啊，你这个力量有这个能力，我就靠这个能力，啊，一超直入，那从根本上解决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不能够一超直入，那你就要用种种办法，啊，要生惭贵心呐，啊，要求忏悔啊，啊。 要忏悔自己的业障啊，啊，还要有福报。哎，现在的人每每呢不肯培福，这也是一个缺点。单修会没有福报，单修会没得福报，那成了狂会啊！每每呢就犯这个毛病，犯这个毛病啊，啊。 福慧双修，当然在禅堂里下是谈不到培福的。我们现在是打七嘛，专门放下来一心用功的啊。从我们这个消福的道路，从众生到成福的这条道路上，你不能够没有福报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啊，不是福报是不行的。 每个人的发心，这个消福，每个人发心消福，跟每个人发心各个不同啊啊！要照道理讲呢消福消福，就福的这个这个大家业，跟我们虽然没有成佛，多多少少的有一点了解，那个就比较好啊。佛法的因果啊，佛法的因缘呐，啊，哎，这个施法界啊 大乘、小乘啊，啊，什么全教、实教啊，啊，那都要晓得一点呢。不晓得一点的话，你这个基础就差了，啊，容易用心地法嘛，这个功夫呢，有些境界打不开来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打不开来，啊，那当然呢，我这个人是不用功的，我这个境界是没有的，啊，没有的，嗯。 为什么事情你那个人都那么多那么多的境界呢？啊，本来你自己肚子里头就一个人就不错了，他都几个人在肚子里头讲这话来了，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，啊，还弄不掉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这个今天呢，我这个嘴也不能讲话啊。 这个主要跟大家提醒提醒啊，大家注意，高门寺，嗯，这个过去是专门产中道茶，现在是专门产中道茶，将来也一定会永远是一个专门产中道茶，啊，不会改变这个方向的，啊，呃，说多了简单，大家听，大留心记好。